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六十五集，素隐月听着听着就笑了起来，她脸色白如纸张，咯咯笑着的时候宛若癫狂。 来爱我，那就是说，你从未爱过我了。叶崇玉垂下眼睛，低声说：“抱歉。”“为什么？”苏隐月仿佛执意求一个答案：“我究竟哪里不如他？你为什么爱他不爱我？”“我也希望不负他，也不负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”叶崇玉目露沉痛，说。 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孤单又脆弱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他说他一个人睡在营帐，晚上怕黑，叫丫鬟都没有人理会。他害怕，就彻夜彻夜地睁着眼不敢入睡。他如此柔弱无助，离开了我就不能活。我怎么舍得下他呢？苏隐月心里想。哦，原来云梦涵一个人住在帐篷，而且伺候的人不多。 夜里有动静，根本听不到。素隐月用帕子捂着嘴，用力咳嗽，像是要将心肺都咳出来一般。毕竟是从小看到大的表妹，叶宠玉于心不忍，低唤道：“隐月。”“哦，我没事。”素隐月撑着桌案站起来，不顾自己走两步就咳的身体，摇摇欲坠的对叶宠玉行礼。 夜深了，表哥早点休息吧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表哥身边。叶崇玉说：“你放心，你毕竟和其他人不同，即使没有夫妻这层关系，你也依然是我的表妹。之后你可以留在王宫里安心养病，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。”素隐月露出一个笑， <laughs> 谢表哥。他说完就往门口走。 快出门时，素隐月停下，她纤弱的身体停在黑色的帐帘前，上面画着张牙舞爪、穷凶极恶的魔族图腾。素隐月细的一折就断的身形映衬在这些怪物前，竟然让人生出种说不出的压抑感。叶崇义的心不知不觉提起来，表妹，怎么了？素隐月微微侧过脸。 从叶崇玉的角度，只能看到她纤弱的下巴以及唇边莫名的笑意。表哥，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的要求？叶崇玉心里一沉，他声音本能地绷起来，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虽然比你小，但是从小活在病榻上，心智反倒比同龄人成熟。 我看着你长大，你想要做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怎么会不懂呢？背后没有声音，素隐月也不在乎，唇边带着笑，掀开门帘而出。他最喜欢表哥了，从来不舍得拒绝表哥任何要求。既然表哥让他去杀人，那他就替他杀了云梦寒。他心甘情愿当他的刀，只除了他要离开他。 苏隐月身体弱，不能满足叶崇玉的欲望，所以他容忍叶崇玉一个接一个往后院里纳人，他容忍他朝三暮四，容忍他花天酒地，但是唯独不能容忍他要为了另一个女人守身如玉。叶崇玉想来也知道，所以故意说这些话激他。苏隐月从一开始就听出来了，苏隐月唇边露出纵容的笑。 我的表哥还是当初那个，为了抢夺林清宵的东西就故意装病的孩子。哼。 <laughs> 素隐月进入云梦涵的住处时，一路畅通无阻，门外甚至连个把守的人都没有。素隐月唇边挂着轻轻的笑，我的表哥把一切都铺好了，只等着我来当这个恶人。既然如此。 我怎么忍心让表哥失望呢？云梦涵坐在内室，正抱着匣子细细看当初他和叶崇玉的定情之物。他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本以为是叶崇玉，一抬头却看到一个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人。素隐月，云梦涵太过吃惊，都直接从榻上站了起来。怎么会是你，云姐姐？素隐月上下打量着她。 笑容莫名。好久不见，云梦涵可一点都不想和素隐月叙旧。素隐月看着柔柔弱弱、病弱不堪，然而只有云梦涵知道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恶魔。云梦涵冷着脸，直接表明了态度：送客。我这里庙小，容不得苏大小姐。来人，送客。来人，来人！云梦涵连唤了好几声。 外面毫无动静，云梦涵心里忽的一咯噔，骤然生出种不好的预感。苏隐月踱步到榻边，自顾自拿起匣子里的东西看。云梦涵见他没经过自己同意就碰自己和叶崇玉的定情之物，呕得不行，怒道：“苏侧妃，你是侧我是正，麻烦你摆正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做逾越之事。逾越。” 素隐月呢喃，她偏头看着云梦寒，忽然笑开了。那你死了就不是正事了。云梦寒都没反应过来，腹部猛然传来一阵剧痛。云梦寒低头，见自己小腹捅着一把尖刀，鲜血汩汩流出来，顺着刀柄流到素隐月的手上。素隐月用力往里拧了一下。 他看着云梦寒的目光近乎怜悯。说起来，你也挺可怜。原本有着还算不错的前途，只可惜，你肖想了一个你不该肖想的人。是谁？云梦寒忍着痛问：“又为了谁要杀我？”令清霄吗？ 他不该肖想的人唯有林青霄，可是林青霄和素隐月有什么关系呢？林青霄和素隐月虽然是真正的表兄妹，可是两人感情非常淡薄，双方都不喜欢，甚至厌恶对方。素隐月不可能因为林青霄来杀他。素隐月听到他在这种关头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林青霄，都没忍住笑了出来，呵呵。 原来你心里想的人一直是林清霄。这些事情真是可笑呢。苏隐约说着，眼睛中露出怨毒的光。但是那又如何？他如今是天帝，高高在上，不染尘埃。无论你还是我，都不配沾染到他。你那些可笑的臆想，注定只能一辈子藏在阴沟里。 不见天日，云梦涵不知道被刺激到了还是怎么，猛地发力，竟然成功将素隐月推开。素隐月是久病之躯，他没防备云梦涵的动作，后腰砰的一声撞到桌角上，顿时咳出来一口血。他捂着嘴猛烈咳嗽，挣扎着想站起来杀了云梦涵。贱人，你敢推我！ 云梦涵推开素隐月，捂着伤口，跌跌撞撞往外跑。他一路都在呼救，可是不知道怎么了，外面没一个人听到。云梦涵和素隐月一个重伤，一个久病，都不是健康的身子。他们俩很快重新扭打在一起。云梦涵用尽全力打掉了素隐月的匕首，匕首跌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金属声。云梦涵趁机高声向外求助。 到这一刻，云梦涵都盼着叶崇玉来救他。苏隐月嘴边露出报复的笑，他看着云梦涵像是得意，也像是怜悯。苏隐月说：“你不懂他，你从未真正了解过他，他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”两人扭打间，大地猛地晃动，两人没有站稳，齐齐跌落在地上。云梦涵腹部的伤口一直在流血。 他跌在地上，摔得极痛，几乎都没力气爬起来。素隐月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那阵猛烈的晃动过后，外面传来喊杀声。云梦涵听着这些动静，差点以为自己做梦。这时候，刚才一片死寂的营地终于发出响动，外面的脚步声跑来跑去，众人惊慌失措地嚷嚷着：“不好，先祖偷袭了！”啊，先祖。 素隐月的语气十分不可置信，他跌跌撞撞跑到门口，掀开帘子，看到前方主帐的地方血光冲天，灵气魔气混杂在一起，所有的躁动都来源于主帐的方向。素隐月脸色骤然变白，不好，表哥有危险。素隐月走后，叶宠玉像是被引燃了一般，再也坐不住了。 他站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焦灼的无法思考。叶宠玉几次想要出去，可是每次在他手碰到帐篷的时候，六界的版图就会出现在他眼前。他在门口站了良久，最终还是慢慢将手缩回来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不过一个女人而已。等他成就霸业，比云梦还年轻的，比她漂亮的，比她更温顺的。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呢？只要他愿意，他甚至可以养一个更合意的云梦涵。夜风从缝隙中吹进来，叶崇玉心变得冷硬。他坐回座位上，拿出地图，强行让自己思考战局，而不是另一个帐营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他坐下没多久，外面传来急切有力的脚步声，熟悉的声音在帐篷外响起。 魔尊，属下有事启奏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叶崇玉瞬间提起神，他立刻将地图扔在桌子上，快步走向门口。快进来！来人正是雷大等死士，只不过现在，原本满员离开的队伍只剩下寥寥四人。叶崇玉来不及问其他人的死活，直接说：“神器呢？带回来了吗？”雷大将一个盒子放上。 木盒上还沾着鲜血，看颜色新旧不一。叶崇玉没有询问血迹，急匆匆夺来盒子，打开锁扣。木盒内一个纤细精巧的瓶子正盈盈发光。叶崇玉看到里面的东西，愣了愣：“怎么是他？为什么和上古禁书的瓶子一模一样？”还不等叶崇玉想清楚，雷大就因为力竭摔倒在地，死了。 叶宠玉只是扫了一眼，依然关心着手里的神器。你们拿到的时候，神器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路上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雷六跪在地上，眼前是雷大的尸体，不远处是一心询问神器的魔尊。雷六咽下心底的苦涩，说：“不曾，大哥一直用命保护着神器，一路上不眠不休，亲自盯着木盒。” 也是因此，雷大才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活生生把自己累死了。叶崇玉松了口气，他将木盒盖好，挥手道：“好了，本尊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”从头到尾没有询问过那几个没回来的人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